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六十四集。林青霄用力捂着伤口，鲜红的血穿过他的手指，混着雨水，滴滴答答掉落在地上。 和泥沙混成一道浑浊的红色细流。寻常的雨是沾不到林清霄身上的，然而此刻他灵力枯竭，竟然连最基础的灵气罩都无法维持。反正龙族皮糙肉厚，林雨根本不痛不痒，林清霄便也懒得去管了。静默中，毫无边际的雨水仿佛突然停滞，大大小小的雨滴悬浮在空中。 宛如一场盛大迷幻的梦境，轻缓从容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，一顶竹骨青伞出现在头顶，外界的雨被取消暂停，倏地从空中降落，在地上砸出深深浅浅的水花。洛寒撑着伞站在他身后，为他挡去大雨。过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“恭喜你，恭喜他得偿所愿。” 也恭喜他，终于为过去报了仇。洛寒会出现在这里，显而易见，已经知道了结果。林青霄看着外面的雨幕，想说什么，又觉得什么都不必说。他赢了，他赢过了自己的父亲。从即日起，中山的家主换人。林青霄沉默了许久，问：“我是不是真的很偏激？”这三天发生了太多事情。 现在他手上沾满了父兄的血，素仪芳说他疯狂，白灵鸾说他根本不是正常人，云梦涵说他疯魔偏执，所有人都对他退避三舍。他是不是真的大逆不道、冷酷可怕呢？没有，洛寒站在他身后，撑着伞说：“你只是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罢了，你的成就超出世界绝大多数人。” 所以注定为世人所不理解。在你之前，他们还说一千岁修到天仙不可能呢。可事实上，你非但修到天仙，还直接冲到上仙。你创造了历史，不光刷新了最快修炼记录，还重新定义了上仙和天仙的力量壁垒。此后，六界的弟子们背书，恐怕就要多背一个你了。这不是怪物， <laughs> 这是奇迹。 林青霄内心如这场雨，白茫茫的。他推翻了林显红，报复了林崇玉，可是最后他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快乐。林青霄其实心里有很多疑虑，但是听到洛寒的话，他内心逐渐平息，好像一切都不重要了。他被父母冤枉而做出极其偏激的事实，洛寒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出手帮他。 广场上，他不管不顾杀灵虫玉时所有人都拒他、拦他、咒他，唯有洛寒静静站在后方，眼神仿佛在说：“没关系，大不了我们离开。”现在他告诉林清霄你不是怪物，你只是和他们不一样罢了。你生而不同，所以注定孤独。你是奇迹。”林清霄是不是奇迹？他不知道。 但是洛寒却是他生命中的奇迹。现在冷静下来，林青晓其实想明白很多事情。他在广场上抛单的时候，形势确实偏激。他那时候被内心的怨憎左右了。如果不是洛寒，他不敢想象他会疯狂中做出什么事情。他也不敢想象，万一他走火入魔，会变成什么样。林青晓想了很多，最终。 只剩下两个字：谢谢。 <laughs> 谢什么？你救我很多次，我如今不过投桃报李。哦，对了，吞元兽把成天殿台阶上的浮雕咬下来一块。既然你现在成了家主，那我是不是就不用赔了？突然说起轻松的话题，林清霄也没忍住笑了笑。 <laughs> 不用，当然不用赔。如果他愿意，中山的一切。 他都拱手送上，洛寒长长松了口气。啊，太好了！本来就没钱，他还不停的给我欠外债，迟早有一天我要被他坑破产。我出来的时候没有带他，我没看着，现在他指不定又在咬什么呢。我们回去吧。洛寒对林清霄伸出手，林清霄注视那只素白的手掌片刻，轻声说。 好。林青霄的手附上他掌心，才刚一接触，两只手就牢牢握紧。林青霄的手上还流着雨水和血水，一瞬间，洛寒的手就被染脏了。林青霄艰难的站起身，站好后，自然而然接过洛寒手中的伞。洛寒本想要拒绝，但是他看了眼两人的身高差，放弃了。 洛寒和林青霄慢慢走着，另一只手一直没有松开。他想提又不好意思提，最后隐晦的问：“你伤得很严重吗？”洛寒本来准备了一肚子，既然不严重，那就先松开手等诸如此类的话。以林青霄的性格，无论伤的重不重，他绝对会说没关系。洛寒都准备好了，结果林青霄平静的说。 严重，洛寒被噎住了，好久没法反应过来。那，我们再走慢点好。洛寒再一次被梗到，他以为林青霄会说无妨，他变了，真的。洛寒悠悠的想，曾经林青霄是一个多么好懂的人呢？现在他都没法预测他的反应了。两人并肩走了一段路。 山林寂静，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声。在这种安静中，林青霄突然问：“过刚一折，强击则辱。你说我这样，究竟是修仙，还是修魔呢？”与怪兽搏斗的时候，要谨防自己也变成怪兽。屠魔的人可能最终成了魔。洛寒表面上从容淡定。 但是心里却长长叹了一口气。终于还是来了。洛寒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说：“我相信你，你不会。就算真的有那么一天，我也一定会先听你的解释。以你的心情，会做到这一步，必然有原因。”林清霄听后良久，淡淡笑了：“ <laughs> 你这么信任我？” 或者说信任那个人。洛寒张口欲言，外面忽然传来呼喊的声音，有人上山来寻找林显红，正在漫山遍野地呼唤他的名字。洛寒和林清霄两人一起晋升方才的话题也自然而然停止了。素衣方只看到一个人影朝这个方向追来，他派了弟子上山寻找林显红，或许还有林清霄 他们冒着大雨找了很久，一个弟子拨开树丛，见空无一人，地上却有一滩血水。弟子见到了血，慌忙通知素一方：“楚母，这里有血迹，刚刚这里有人。”三清天今日是长朝日，天地一如之前许多年那般，端坐玉清宫，听着众仙禀报六界之事。各大台院照常禀报了各自内务总结。 快结束的时候，朝上出现了一道小小的插曲。御史忠诚出列，素着脸说：“陛下，臣有事禀奏。”天帝淡淡抬手：“起。”六大龙兴之地，最古老的苍龙一脉中山，近日竟出现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。中山家主之次子，当着众多弟子的面。 将兄长抛心挖丹，影响十分恶劣。之后他还以下犯上，公然忤逆长辈，和父亲大打出手。因为这桩事发生在龙族管辖之地，再加上两龙相斗，战场铺张很远，故而在短短几日的功夫里，此事已经大肆发酵，传遍十六重天，甚至连上重天也隐隐有所流传呐。陛下，如今天界。 承平日久，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，此番竟还遇上这等害事，此乃不公不孝之大罪，望陛下严惩，以正人心呐。中山。天帝想起方才他从奏折上扫过时，似乎看到了中山的名字。天帝轻轻挥袖，一本奏折从底报堆中浮出，正正落到天帝面前。天帝打开。 第一眼就看到上面的署名已经换成了林清霄。天帝笑了，他没有回应御史忠诚的话，而是没头没脑地问：“ <laughs> 打赢了吗？”御史忠诚没反应过来，愣怔当场。啊！龙族六山不同其他地方，弟弟挑衅兄长，儿子挑衅父亲都是常有的事儿。龙族更不讲究父慈子孝。 兄有地宫那一套，谁是强者，谁就是法理。如果打赢了，就按龙族的规矩给其加冕；如果打输了，就按礼法将其治罪。天帝说完，含笑道：“忠 <laughs> 诚，你的信息该换换了。现在已不再有中山家主之次子，如今他是中山新任家主林清霄。” 自从进入五月后，一直阴雨连绵，这一下就是两个月。夜雨潇潇，平日里一派仙家气象的洞天福地，此刻隐没在黑暗中，像是庞大的怪物。山路上黑得看不清手指，两边的树被夜雨席卷，发出呜呜的哭嚎声。云梦涵只带了最常用的行李，换了一身黑衣服，壮着胆子在山路上飞奔。 雨夜走山路非常考验胆量，云梦涵从来不是个大胆的人，可是现在，爱情就是他最好的勇气。云梦涵不敢回头，跌跌撞撞跑在山路上，他终于离开了主峰。云梦涵无声地松口气，只要离开了主峰的阵法，接下来就好走多了。他才刚刚轻松下来，绕过两步，猛地怔住，中山主峰的石碑下。 此刻伫立着一个白衣男子，夜色浓郁，可是他的白衣仿佛会发光一般，在雨水中纤毫不染，干净如初。云梦寒的心一下子沉下去，二公子，不是家主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。 下期更精彩。